宇宙无限，世界浩瀚，上至天文地理，下至人文科学。李伟才博士，Jeffy，浩浩汤汤。 好，欢迎大家咧，翻到嚟今晚嘅豪豪双双吓咁虽然咧，我哋一开头咧都花咗成 <laughs> 即系接近半小时咧，系係講緊啊 Jeffy 引起个话题就话我哋其实讨论嘅时期，应唔应该咧系诶所谓坚持个和理非非啦吓咁当然咧，其实诶飛嗰度咧就已经个飞咧已经又唔止讨论噶啦，就行为噶啦，因为暴力个问题啊嘛。我哋都未去到个层次层面，我哋都就只系讲讨论嘅时期，应唔应该系有粗口诶同埋系可唔可以接受谩骂啊，同埋可唔可以有啲好侮辱性嘅攻击性嘅？ 歹毒嘅嘅言詞咧咁樣樣吓咁啊發表個意見啦。咁但系嗰個唔講啦，因為講晒啦。咁啊，其實我哋已經咧就轉咗入今日真正嘅主題，係就係講叫做诶英語嘅，即係慣用英語啦，簡稱嚟講，或者係叫俚語、俗語、言語咁樣啦吓，或者格言都有。咁啊叫 idiomatic，簡單叫 idiomatic English。咁啊好。即係咪叫道地英語咧？又唔一定咁講，唔係有啲人中意咁樣叫啦吓。咁但係誒道地咧，我又覺得有少少誤導性。乜地道？嚇，地道、道地都得㗎，其實。咁但係咧，因為咁啊。 确實咧，你澳洲有澳洲嘅道地英語，英國有英國嘅道地英語，美國有美國嘅道地英語，咁所以道地有時嘅理解就係話，因為佢哋。 地方唔同，所以佢哋嘅表達形式唔同咁所以又有誤導性。但呢個嚟講咧，我就冇分地域性嘅，可能有啲咧確實嗱，因即係頭先我都介紹咗少少啦，跟住再介紹啦。有啲可能喺英國啲人用得多啲，有啲喺美國啲人用得多啲。咁我喺度我就冇分啦，係嘛？咁但係都有趣喎即係喺度講下個 idiomatic English 如果你攞咗個 M 字同個 A 字去咧，其實就變咗 i d i o t i c <laughs> 白痴英語啊！不講笑啫好，我哋繼續啦。 啊，嗱呢個咧我就係講，譬如有人嚟去探你，嘅嗰啲嘅日常慣用英語啊，即係即係嘅應用啦。咁咧好多時一見到有個人咧，嗱就啲你可以話啲鬼佬其實都好虛偽嘅嚇，即係你話中國人虛偽，冇錯，其實人即係所有人都虛偽嘅。 <laughs> 其實咧佢誒係唔係都話？ Hey, you look great 咁樣樣係嘛？肥咗個靚咗喎。諸 <laughs> 如此類啦，嗰啲啦。 <laughs> 其實呢個 look great 咧，其實你唔好咁認真啊，唔好以為其實嘅意即係當然佢嘅意思就係話唔係你好偉大咁嘅意思，而係話啊你氣色唔錯嚇，誒你幾好嚇，you look great 咁樣啊，即係順口噏嘅啫。咁但係當然佢如果佢真係嚟探你啦，入到嚟啦，咁大家都識㗎啦。呢個就係好多時就話，唉，但弟即係誒當自己屋企得啦咁。咁英文就係叫做 make yourself at home 嚇，就千祈唔好話 treat yourself at home 啊嗰啲咁啊冇。 啲咁嘅字嘅，因為佢慣用就慣用，係冇得解嘅嚇。Make y o u r self at home 咁樣。好啦，咁通常仲有一個咧，就係我哋我哋話啊請坐啦咁啊啊 Please sit 咁就死啦，咁你就直譯喎。英即係英文人咧，英文人唔會話啊 Please sit 嘅，係嘛啊通或者甚至係 take a seat 係啊啊 take a seat 或者最簡單咧，其實佢哋會中意講 Have a seat。 最簡單嘅最啊 c o m m o n have a seat。咁你你中呢字面上係解唔通嘅。have 就去擁有啊嘛，seat 就係一個動詞，一張凳啦，係咪一個座位啦。咪你去擁有個座位啊咁樣，但係其實佢 have lunch 同 e a h lunch 都係。啦，佢永遠唔會用 eat 噶嘛，唔會佢 have lunch 噶嘛，係嘛，即係食咗飯未啊，係嘛，have y o h a d lunch 咁樣啊嘛，係嘛，冇人話 have y o eat lunch 啊，從來冇英文人係會咁樣話。哇，咁一聽就知道你唔識英文啦，係嘛？咯。好啦，咁啊跟住落去其實咧下一張 咁當然有有時咧就 How have you been doing 咁就就 How are you doing 都得嘅或者 How have you been 都得。How have you been？咁另一個咧就 How are you faring 咧 f a r e 咧本嚟有好多嘅意思啦。fare 其實就係你你做嘢做成點。當然佢亦都可以解咧，就係嗰個船飛你個 fare，fare 即係你個車費啊、船費啊，叫 fare 啦。但係 fare 咧就即係話搞成點、做成點啊？How are you faring？How have you been？How are you doing？ 好啦，咁但係佢同 How are you doing 有少少唔同，有少少唔同嘅。How are you doing 咧就誒问問下問候下你啫，係啦。How are you f e r i n g 咧其實有少少個時間就長啲。我好似有少少想問你近排搞嗰啲係啦，冇錯啦。你近排搞緊啲乜嘢啊？搞成點啊？咁嘅意思啊？How 即係即係 How are you doing 咧？就即係話誒，你近排好慢咁啫，係咁嘅意思。好啦，嗱呢一個咧又係要學嘅，大家即係通常我哋人哋嚟嘅時期咧。 就 Would you like to have a cup of tea 咁樣，咁係完全冇錯嘅，都係英文。嗯，但係其實好多英文人呢，即係我 <laughs> 我而家點解叫英文人呢？因為講係美國人、加拿大人、澳洲人同埋美國人啊嘛。美國多嘢，東岸、西岸、南部、北部啊嘛。所以我就半講笑咁啦，叫英文人啦嚇。但係英文人呢，好多時佢就唔中意咁講，佢中意委婉啲嘅，係或者叫文雅啲嘅。咁佢點講咧？就唔係 Would you like to have 而係 Would you care for。 嗱咁呢個好搞笑啊，係嘛？Care 本來就係我關心啫嘛，嚇！但其實佢話 o u care for a cup of tea，啊 you care for a cup of coffee，其實你想唔想要杯茶葉，想唔想要杯咖啡咁解啦。好啦，咁啊仲有咧就係林力，我哋好時就話啦，啊走啦走啦，好，我送你我送你咁咁樣咧英文就叫做 Let me see you to the door。 啊，或者即係私心嗰啲 too 多，就唔好以為話，哦，我坐喺度望住你，冇 <laughs> 解。其實絕對啱相反。唔係 deliver the Buddha to the west。係送佛送到西啲嚇， <laughs> 咁咁所以咧嗱，好得意嘅其實佢好多時嘢真正嘅意義咧，同個字面係啱相反嚇，就唔係坐喺度望住你行去門口，正正就我會起身送你送到門口，就叫做 see you too r 哦。係嘛，好有趣㗎好，下一張。仲有講到 coffee 咧，有啊，T。 Coffee o r me，我係講笑咯，俾你講笑啦嚇， <laughs> 啊千祈啊，你屋企唔好個菲傭或者印傭咁對你講咧，咁你就吓，好得人驚啦，唉真係有時係好驚咧， <laughs> 多埋晒你啲咁嘅少主啊咁樣，你知啦， <laughs> 係係啦，愛就又有擺上 Facebook 啊咁樣啲上啲網啊上晒去啊，嗱，T c o 哥 B o r me 啊咁嗰啲嚇，嗱呢啲係你嘅你學噶啦，好啦，嗱咁但係另外一個咧，其實係真係誒。 一般嚟講，你真係唔明我講乜嘅，就頭一句，第二句咧，其實你會估到嘅，就係 Well b e my guest，就話喂，譬如好咁好簡好好簡單啦，譬如一個朋友嚟到屋企，喂有冇汽水飲啊咁樣喎， <laughs> 喺雪櫃啊咁啊，啊我去攞攞，好 be my guest。 變賣 gas 啫，隨便啦，你咪自己去攞汽水咯，係嘛？即係變賣 gas 咁上下，咁即係歡迎啊！有時係歡迎啊，或者隨便啦，你自己自己學翻嚟噶。其實唔係㗎，係係我咁多年移咗喺睇唔唔係有啲其實係咪移民都已經，因為睇書睇得多。因為我睇嘅書咧，唔好忘記啦，我有好多係小說。嗱，如果你睇啲非小說類咧，就永世都學唔到呢啲字嘅。但我睇好多小說㗎嘛，咁我又中意睇戲啊嘛，啊睇電視劇集啊，睇戲啊咁樣樣嘛。嗱，但 後一個咧，我就啱啱前幾晚咧就係睇到呢個 Elementary，就係福爾摩斯啊。啊，逢禮拜二啊，明珠台做啊嘛，夜晚十點半上下咁啊。Lucy Liu 嗰個咧入面我就聽到呢句咁，其實我唔係完全唔識嘅，但係我係唔熟應該咁講，我係聽過咁我聽我我一睇翻嗰個情景，我知佢大概咩意思。Well, k n o c k yourself out 咁樣，咁但我就覺得好有趣，即刻即刻上網查啦。咁啊，果然係咁嘅意思。 <laughs> 其實 knock yourself out 咧，同下面一個咧差唔多一樣。差唔多意思。即係話你啲人嚟到。 就話喂，我想點點點啊咁啊，誒 n o c k out, 就即係話你隨便啦，啊自便啦，你中意做乜就做乜啦，係啦，嗱成間屋都係你㗎成個 lab 都係你㗎你中意做咩實驗咪中意，咁嘅意思啊 n o c k out 原來係咁嘅意思喎。但係你你喺字面啊，真係點估都估唔到。嗱，你知啊 n o c k out 呢個字咧，其實就好近年都幾流行啦，雖然最近又冇得流行，即係叫做 K.O. 啊嘛。嗯。 嗯，咁啊 j a v i e 你知啊 j a v i e 打拳嘅， <laughs> 知點解打機都識啦，打街霸。冇錯啦，冇錯啦。其實 KO 就即係 knock out，knock out 咧就即係擊倒咁解。嗯。 打拳咧，嗱我啊好外行啊 j f f r e y 啊，你喺久靜嘅話，就係一般嚟講，我淨係識咧，就叫技術性擊倒，一個就係點數性啊嘛。點數性就其實對方冇俾你打到落地，啊冇數到十啊起唔到身，但係咧實際上咧，你好明顯咧係係上贏你係啦，係喺技術係規則上係係唔係？譬如你打中佢嘅拳數多好多啊，係嘛？咁佢都已經腳步浮浮啦，咁唔好打落去啦。你技你已經點數贏咗啦，咁咁但係嗰啲叫做真正嘅 knock out 咧，就係一拳打埋佢，嘭一聲瞓咗落地。 一、二、三四五十下都唔尾，嗰啲咪叫 K.O. 咗咯，俾人 K.O. 咗啦，系嘛？咁所以 Knock Out 呢个字咧，本来系咁噶嘛，Knock 個沙包唔系嘛？你讲笑，你你同個朋友讲，k n o c k 個沙包自己打住一拳打晕自己啦，咁啊！ 佢唔係咁嘅意思喎，冇得解嘅咩叫 idiomatic？idiomatic 就冇得解，係嘛？即係我個慣用啊嘛。其實嘅意思就係話隨便啦咁嘅意思。會唔會自己搞掂？係啦， <laughs> 就係自己搞掂，你自己搞掂自己， <laughs> 自己搞掂自己啦。 <laughs> 我哋都嘗試幫佢解釋啊。好，我哋睇下張。 好啦，咁啊，嗱呢个其实最简单啦嘅，我揾个最浅嘅啦，大家都知道啦，字面上 watch out，watch out 即望出去系嘛，唔系，咁啊 be careful，咁啊即系话小心咁解嘛。尤其如果你坐紧架车啊咁样样，你唔好听人哋 watch out， <laughs> 咁你伸个头出去，可能咁啱就系有架车嚟紧啊嘛，咁所以 watch out 其实就叫你小心咁解吓，咁呢啲都系 idiomatic English 嚟噶，因为你唔系按字面解啊嘛。好，下一个，好，系，嗱，咁呢几个啦。 都系易嘅，第一個你估唔唔係好難嘅就嗱，你谂下，cut it out c u t it out 其實点解啊？stop，啦，好好簡單啦，阿 Jerry 讲咗就系 stop。 即系话咧，譬如诶有个顽皮仔喺度搞前面嗰个同学仔嗰个譬如个女仔嚟嘅，搞佢条孖辫咁样，系 <laughs> 嘛？咁嗰个孖辫女就好嬲，好拧就 cut out 咁样，系嘛？其实就你唔好听佢话叫佢剪咗条孖辫，系咁就大镬啦，系嘛？啊，所以即系呢啲 off 先系啫，系啱啱。 <laughs> 但系即系你你都勉强可以咁解噶嘛？所以我话即系所谓 erotic 就系绝对唔能够即系照字面解嘅。佢 cut out 即系话咧 stop。 唔好再搞我啊！咁樣樣係嘛？咁即係 <laughs> 鬧鬧我同學仔啦！唔好再搞條孖邊啦！即係任何嘢都得啊！總之就係話 cut 啲 t 就叫 stop 停。好啦，billy，billy 咧，其實擺喺呢個位置咧，我有意思其實佢同上面同下面咧係都有啲通嘅。哦，billy 咧，其實咧就可以咧係解叫人唔好做。嗯。但係咧，其實更多時候係解下面嗰個就 get lost。其實就係咩啊？滾蛋。哦。滾蛋。billy。 啊！即係話，係啊即係你喺度搞嗰陣啊！你唔好再喺度啦，走走係嘛？曹天巴閉，再加埋走，唔歡迎你，冇人歡，係啊，唔歡迎你，歡迎你係嘛？咁所以咧 b i d t 就唔係話就 b i d 本來就去打啊嘛 b i d t 咧就打佢啊，唔係打佢啊，而係下面一個 get lost，就 get lost 咧就本來 lost 就即係。 荡失路啊咁样啦，或者唔见咗嘢啊咁样啦通常如果讲个人就系荡失路迷失咗啦 get lost，点解会 get lost 咧？其实就叫你滚蛋，走开，滚蛋咁嘅意思。即系升级。唉，嗱，咁其实呢个 get lost 系曾经被呢个科幻大师。 阿西莫夫咧用咗喺一个诶机械人嘅短篇故事度嘅，就系嗰个机械人咧，诶有一次就系同个主人咧就唔知做乜嘢，但系咧个主人咧就好烦佢就做紧第二样嘢就叫个机械人好 get lost 咁样，咁嗰个诶机械人咧佢就唔识啦，佢就完全 literally 咧就系收到呢个指示，於是咧佢就话 get lost，即系咧就系诶我要变变到唔见咗。 咁於是咧，佢就左呢右呢，呢到嗰個主人揾 <laughs> 佢唔到。咁啊，好辛苦先揾翻佢翻嚟。咁問佢點解？佢話係你叫我 get lost， <laughs> 啊，呢啲即係 get 啊，係嘛？但係即係幾十年前啊，五幾一九五幾年零四幾年嘅古仔啊，真係好勁啊！好，下一個。 我 hit 到 low 簡單啦，但係點解？啊開始啊嘛，即係行行起行係啦，冇錯啦。呢我反而唔識喎。hit 到 low 咧就即係即係我哋稍微逐其實唔一啲都唔俗。個。我有一次講，啲人話哇咁你講咁俗噶 Eddie， <laughs> 我嚇起鬧點解會逐咧咁樣？喂，一隻船開新 <laughs> 即係開船嘅時期，你嗰個鬧緊要攞起啊！ <laughs> 但係有啲人就覺得起鬧係做都唔知點解，咁即係啟程囉。係咯，哦係嘛，起啦或係啟程係嘛？咁有時我哋成日都嗰得爛鏡啦，就係喂大家動情。 誒，Thomas 可以動情啦！哇，唉，你唔好唔好同我動情， <laughs> 動情喎，即係起情咯，起咯，即係起動咯。咁但係你嗰個情就變咗愛情嘅情啊嘛，愛情唉，真係啊！ <laughs> 大家大家動情係咪？Jeffy 動情啊？動唔動情啊？ <laughs> 唔使呀唔使咁啊，英文咧就叫做 hit the road。好，OK，let's hit the road，即係話起情啦，冇講咁多啦，咁解。好。 嗱呢个考下大家啦，哦，你你识啊，诶 j e f f e 先啦，咁啊，咩啊？诶咪咩咯？你俾钱嗰阵时系啦，系要系咯，大家如自己俾自己 A A 仔制喂，嗱呢个咧，我又讲个古仔俾你听，不过我唔讲得名啦，费事尴尬。我有个死党嘅仔。 去美國讀咗起碼四五年書啦，咁有一次翻嚟，即係佢喺國際學校讀嘅添，即係喺香港嘅時喺國際學校，之後咧就高中嘅時期去美國讀，嚇，咁啊而家讀大學，佢翻嚟度假，我同佢傾開偈，我講起咪 OK，let's go Dutch，佢唔明我。 讲乜嘢？我唔系啊，马仔系咯，即系而家都廿幾廿几岁噶啦吓，但系即系嗰阵时我都觉得好细啦，我啲细叔伯啦。咁我话 Let's Go Dutch，你唔识噶？唔识，未听过。佢可能 <laughs> 佢个生活环境，一系佢啲父母俾晒钱，一系咩 <laughs> 俾晒钱，咁咪佢女朋友帮佢俾晒系可能系啊，或者佢自己俾晒錢都唔啦。嗱，其实咧，如果你要讲得嗱，俾你惊个事仔嗱个事仔嗱，你同朋友讲咁啊。 朋友唔明都冇所謂啦，咪解到明咯。但係你同侍仔就唔係咁講啦。侍仔點講啊？侍仔咩嚟？Let's 唔係即係 waiter 哦，同事哦，即係嗰個侍應啊，侍應。你同個侍應咧就會話：OK，please 誒，will split the bills。記住識呢句啦，split 就即係分開，bill 就即係嗰個嗰張帳單係啦。Split the bills，OK，will split the bills 咁解，就話俾個侍仔聽。好啦，咁下一個下一句。